锵锵三人行，我刚才跟翟老师介绍美女哈，对 <laughs> 对，祝祝小姐，祝小姐，董节，足有亭，哎，老师好了，这是我们台这个最懂古董的这个。 <laughs> 别乱讲，他们找最不懂的来。建议很有可能啊，哎，很有可能，因为台湾很多大藏家都来自台湾，嗯，收藏界也提前。 可以说比我们大陆的收藏更早早很多，但是这个很有哎，我觉得这个男女是有有有一点分别的，嗯，因为我朋友当中也有很多是收藏家哈，哎，他有些情况呢，你会看，尤其是那个多年的藏家，嗯，他这个夫妻俩呀有共同的爱好，爱好一起研究一起什么，但是呢，我发现也有很多呀，真有意思，你看。 呃，这个这个呃，夫妻们大家凑在一起啊，男人们就聊他们这个古董，嗯，啊，这都是很多钱的，上千万买买来的。但是你会看太太们谈的这个话呀。 跟你跟你们谈的话都一样的， <laughs> 就好像这你看有有时候这太太我觉得很有意思，老公去拍卖就回来就说啊又花钱去了啊， <laughs> 把咱们家钱花出去没有啊？ <laughs> 哎，你就觉得这太太不是不感兴趣，但是她至少不像她老公啊，哎那么那么痴迷，那么痴迷那么发烧，哦，这个很有意思。我还遇到打架的。啊，真的吗？两夫妻打架，他老婆不不让他老公对对对买买买古玩。没错。 那，最后呢？那老公呢？只有只有呢骗老婆没买，其实天天买。哦，外面都有个仓库来的。 <laughs> 他不刚好呢？他顶楼啊是个呃老天天棚天台啊，老天走走楼梯的就没有电梯的，刚好楼天棚天台是他的，他自己改建。然后他回家的时候拿了一箱两箱，回家的时候先到六楼。 对，藏好了再下五楼。可是他老婆不会打开门去看一看，说那你们楼上。他楼上的，这天棚的，他就不管了。很很很多时候，拍卖现场，老婆就属于拉着老公的手的那个角色。 <laughs> 我猜在想， <laughs> 就冲动。 <laughs> 对对对，不要这个动，木木你需要举手。而且我还想说，如果你买这么多，你们都知道你买什么了吗？ 会不会买一买忘记？就是你知道这些多的话就会忘，对不对？要我就每天拿两样去变卖， <laughs> 你买你的，我卖我的， <laughs> 所以得安全。你真是应该学习学习这个， <laughs> 尤其是多跟这个翟老哈，应该多亲近，他认识的人都非富即贵啊。他们家那个仓库非富即贵。对，对，我们的客户是非。富。 非富即贵，非富即贵。对，但是现在呢，有今天我请他来要讲，就翟老师在我们这儿经常也是常客哈，呃，每次讲这个古董大家都很喜欢，但是也有个别观众反映啊，说你们这个行家呀都是老江湖啊，说什么宁信鬼不信不信古董商的嘴 <laughs> 是吧？说不敢讲敏感问题，嗯嗯嗯，所以今天来了就要请你讲讲敏感问题啊有，这个现在敏感问题，你先可以看一照片。 这人你也应该认识一下，又婷。嗯，好，来长讲正你认识这个？啊，我知道这个杯子。 <laughs> 对你看。这个杯子，听说卖卖下来，当场喝那一口酒，真的了不起了。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对，刘以谦是吧？二点八个亿，就是梁永金。哎，梁永金。然后呢，你知道最近啊，网上出来一个话题，搞到这个刘以谦呢自己要发这个严正声明，云云。嗯。这个你肯定知道了。嗯嗯。就说这个鸡缸杯。嗯。哎，第一。 就是有些知识分子就说，哎，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哈，我买的鸡缸杯，嗯，我拿的时候我心里高兴，嗯，那倒个茶我喝一下，有权，有权是吗？当然有。那会让他贬值吗？不会，不是人家觉得这说明这是文化品位低下的表现，有一点就是不尊重那件宝贝。其实过去皇帝时候也是喝酒用的啊，或者喝茶用的。那他是皇帝吗？那他不是皇帝，但是。 我今天是我的东西，我拥有它。那很多过去一些老户人家，民国时期老户人家，或者是那个什么日本的，很多那些老藏家，他也用一些真的古玩。 来生活上有呃，包括睡的床啦，用坐坐的椅子啊，其实也都是吧。当然我可能也是属于比较下贱的，是吧？ <laughs> 但是就说我自己我个人的感觉啊，嗯，单纯人家拿自己买的这个鸡缸杯啊，喝个茶，嗯，不应该受到太多的这种共视。共。你因为你古董啊，很多就是养在家里。 这就就是你像你收藏很多的黄花梨，你不就是用吗？你一样一样要做，要躺对呀，你就是用吗？这老师，我觉得用还比较实际一点。我这个金牛 <laughs> 座，当然这玩意 <laughs> 你你买来放那边那不是没有意缸杯，它肯定是不能日常用的。这啪， <laughs> 它也不会日常用。只不过那一天那个时刻那个 moment，它哎，而且我当场拍到那个兴奋，也付完款了，哎，那么很高兴是吧？ 磕一下，就对，所以叫什么撞撞啊？广东话坐壮啊壮啊！哎，我也来一下，弄弄弄样子啊。但是有什么？所以这是个小八卦了，是吧？这个这个不值一说。嗯。但是真正的大八卦，嗯，是最近网上出现了一篇文章。嗯。 二点八亿鸡缸杯背后的合法洗钱啊， <laughs> 这个就是说刘义谦说，反正这个网上传的啊，所以我我必须说，人家刘义谦也发声明了，说否认嘛。但是现在的确成了一个话题，就说你们这个行当近些年来屡创高价，呃，严这个很多人怀疑，而且可能也有真的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洗钱。你知道怎么洗钱吗？他拿一个假的或者一个哪哪里来的，但是目的要炒高到几十倍。 几百倍，然后转手就可以向银行抵押。嗯，甚至这篇文章讲这个说刘益谦，实际上不是像人们，就过去人们以为刘益谦呢人傻钱多 <laughs> 是吧？但但是他说这个人精得很，说他真正拿出来，说他是做证券的嘛，做金融的，说他真正拿出来炒股的钱也只有几个亿。呃，那那那那那他是靠国中国的股票市场怎么能赚钱呢？对吧？哎，所以种种，但是我也不懂。 因此，我就说这个真正的敏感话题， <laughs> 哎，你来评断评断啊！我我认为，首先你说你跟他私交如何 <laughs> 啊？还是挺好的朋友，挺好的朋友但是，我我我们分析事情哈，嗯，是从中间来分析的，不会偏帮任何人，嗯，对不对？这等于我们看古玩一样，你是熟朋友的东西就是真吗？不认识的就是假吗？不会吧？那不能，对，一定是这么多年了，以事论事嘛。对对，那。 你说他怎么洗黑钱呢？公开的刷刷卡的，对不对？对，刷了多少次信用卡啊？嗯，他刷了二十、二十二张吧。二十二张，一起码要挣一千万一张嗯，哦，那就是二十八张。没二十二张，没没没。人民币啊，这港港币差不多吧，二十二十来张。没钱的人就记这个。如果说他是洗黑钱的话，有那么公开洗黑钱的吗？我没见过吧。 对不对？然后这个鸡缸杯生生世世的都是两亿八的价位，那什么叫生生世世？要生要死，要生要死，它一直都是这个价钱啊，永远它没有那天是两亿八嘛，对，对不对？十年之后就不说了，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他两亿八买的这个杯，哦，除非他找一个跟这个杯一模一样的偷龙转凤，但是这个真的他去哪里出手啊？ 去哪里卖？它太这个东西太昂贵了，它一卖就全世界都会知知道这个东西要往要转手。你明白我意思吗，涛哥？他拿一个假的，对，比如说偷偷包换包，他这个假的两亿八有什么意义啊？他他抵押给银行啊，嗯，对不对？永远再出来了这个杯，或者是不出来的这个杯，永远是 two hundred million，two hundred eighty million 两亿八的一个杯，所以啊，有用的，根本对，根本。 全跑到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这个杯永远是被人知道是两一八的。所以为了这个证明这一点，刘一谦先生本人今天也把这个鸡缸杯啊交给这翟老，呃，在我们节目里给大家出示一下。真的假的？广告之后，《锵锵三人行》， <laughs> 广告之后见。真的假的？你看刘一谦先生这个很大方，听说是翟老师要上《锵锵三人行》，他说：“哎呀，这个节目那把我的鸡缸杯拿去。” 我没有跑过二点八亿的感觉，有点交给你， <laughs> 交给你打，真的会会会发抖哎，刘 <laughs> 先生，你反正我今天可以喝，我今天可以喝水，没喝，哎，没问题，茶都可以喝，没没没没，没关肯定可以喝水，真的不不，这这个跟他是一样的吗？你打开，你打开，先打开看一看，好，你看你活这么大岁数，也是头一回，真的是头一回拿到这个鸡缸杯，没有靠这，对，甭管是真的假的，拿是拿着了啊。 哇哦！哎， <laughs> 这个写着哎，翟老师给我们解解解谜吧。这要到王刚那儿是不是得给来来来一锤子？啊，不来不来不来，不来。 <laughs> 这个呢，虽然呃，它不是明代的鸡缸杯啊，也是个真的清代的真的康熙的一个鸡缸杯。康熙的五彩鸡缸杯。五彩鸡缸杯对。那么呃呃，当然人家那个鸡跟咱们那个鸡就不同了，人家那个鸡就是。 是镶了钻石的啊！对对对对对，咱们这就是野鸡啊， <laughs> 我们这个这康熙的鸡跟鸡。那这个鸡缸杯要多？少？野鸡的鸡缸杯要多少钱？市价？呃，那么精美的哈，嗯，呃，市场大概也是三几十万吧。你这个啊，也要三几十万？当然了，当然了。它这个仿啊，它不是，因为成化鸡缸杯啊，那是这个皇冠上的明珠一样，所以到后来这个历代的这个皇帝都要仿啊，仿仿，但是仿不到这个水平，是吗？ 仿不到成化鸡缸杯的，不，它两种味道，在清代仿的时候，宫廷仿的、官窑仿的，嗯，特别精细，而且那个红呢，它永远仿不到明代的那种红。哦，明的那个红呢，就叫姹紫红啊，那种红远远的看出来，哇，一片红在那个鸡杯里边。啊，那么在清代呢，就做不到那个红色那么养眼。 嗯，那做那个当初明代做这个杯子的那个厂厂到哪去了？他找不到那个厂了嘛？就是厂是原原来一直留到清代的，但是材料、工人、工匠，对不对？工艺，工艺对都会失传嘛。对，它相隔了有两百两百年了嘛。是是是。它那个红呢，就好像你的指甲一样，远远一看，哇，特别。 <laughs> 但我们这咱剁不掉了，不掉了，卖两个亿了 <laughs> 啊，特别的。 养抢抢眼好，但是到了清代呢，这个红呢就比较比较暗一暗一点。对，是我看得出来，它它它它不一样。你看得出来？你看过真的明代的？当然当然了哈。拍卖的时候我去过。我也是非富即贵，你么怎么有资格？我都没资格进拍卖场。我跟你讲，因为这个这个。 既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我很早就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要多接触这些有钱人，慢慢的是不是也会变得？ <laughs> 哈，不过现在还没看出效果。 <laughs> 对对对，太谦虚了。不是， <laughs> 现在我没有说，有现在。所以每次穿他，你这个哥哥有那么谦虚的？没有没有。不是，让我多沾沾你，我这我也会有新的那种那种感染到是吧？不是，按说刘毅不是，咱说刘毅谦行。按说刘毅谦这个名字。 他是应该谦虚的，嗯，谦受益嘛。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益谦。哎，这个人传说很传奇，嗯，你知道他点什么内幕？哦，你应该也知道吧？我知道，他一开始是个木匠，嗯，工人，嗯，开的士，就后来就呃买了一些原磁股，开发的一些原磁股，从原磁股开始。 这样这样这样，一步一步的。他，我听到一些人认为，就说他这个人他并不真懂，你甚至也不是真的喜欢。自己对外都说我不懂，嗯，他自己对外也说。那他买这个最贵的东西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我有钱；第二，他也要博争光，博物馆他的产品。对，在上海他弄他这个博物馆。对。可是哎，为什么你看，我这这在饭桌上听见不少人质疑，就就几乎说他买的东西啊。 件件都有问题，比如说有人说鸡缸杯的，这是传出流言，传言说洗钱啊，说甚至说这个这个他这个鸡缸杯啊是从日本哪儿拿出来的一个什么总共有几，多有有有几个什么反正什么谣言都有了，但是还有比如说这个呃他还买了一个什么宋徽宗的啊，说也是有争议的，不是宋呃宋代的苏东坡，宋苏东坡苏东坡，不是宋徽宗的画吗？不是不是吗？苏东坡的。 呃，叫《功夫贴》，有八个字。对，《功夫贴》也是，就是说，也也是引起很大争议。嗯，好像感觉呢，官方就就就博物馆这一方的专家，嗯，就说这是假的。哎，对。哎，但是呢，你们这个江湖上这一派，对，力挺他说是真的。不，江湖也分五十五十啊，不是所有江湖的都力挺他的，五十五十 <laughs> 也有江湖，也有江湖另外一派说不好的。不好，那到底怎么回事？我我们记 我不懂，这叫看到才知道吗？不是，可是他有博物馆，不就每个人都可以去见识、鉴赏一下说。但是书画，我我就比较欠缺了，所以我没有发言权。但是刘一谦的瓷器，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件我发现的有问号的啊！你敢在这儿这么说？一件都没有，可以这样说。对，但但是他嘴里说哦不懂，我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的分析，他的。 这个欣赏能力很高的，你看啊，这篇网上的文章讲什么？就说署名江阴峰的这个作者，他说啊，刘义谦拍的这个鸡缸杯原价一千港币，是文物贩子裘延之以假货的价格从香港买的。 而裘延之就是苏富比中国艺术部主管裘国士的祖父， <laughs> 这个裘国士我也见过他。啊，那哎，你是香港的老行尊了，你你对这个传言怎么看？第一，这个是个神经病吧？我觉得江什么，江江江明，江阴峰。那个还是是个神经病，胡说八道。这个碑，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二年第一次已经在伦敦拍卖了。 哎，搞彻底的，一九七二年，嗯，这个江江什么江江江江英峰江巅峰江巅峰， <laughs> 我都不知道他出生了没有， <laughs> 还说还说这个碑是筹什么筹验之一千块钱仿的什么什么什么，其实，这是都完全都不嘎达的。一九九九年，一九七二年的时候是一个日本的呃版本五郎买的，一九七二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两万九千英镑。 嗯啊，然后一九九九年拿到苏比上牌，一九九九年，当时我也举过这个杯，只不过我擦身而过，是哦，没没买到，我举到一千七港币，一千七百万，一千七百万，后来一千七百二十万给 S Class 英国的那个大亨尊他买了，哦，买了之后他卖给那个梅英堂一个呃瑞士瑞士的一个老老的一个厂厂家。 是，今天拿出来卖的，因为他已经九十三岁了。哦，老人家特别喜欢这个杯，之前也卖了他的一些藏品，但是他就留住，一直不舍得这个杯。是，自从两年前他的弟弟，就是美仁堂的弟弟，九十岁去世了。是，他感觉再留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自己已经九十多了，所以最后把这个吉缸杯给苏比拍的。 那么，跟苏比跟他的孙子楚国是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我总觉得苏富比，毕竟它是一个公认的拍卖行，就是说他今天没有必要拿我一个，如果就算我今天为一个大户洗钱，我也没有必要拿我的这个名字跟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洗钱的这个财富去去去赌吧。就是说今天这一不行，我整个苏富比也就不行了。所以如果被人家发现真相的话，那我没有必要拿我的苏富比这个招牌跟你跟你对赌是吧？我觉得这是。而且苏富比是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个拍卖的。 这个行业里边，但我想说，我想我一直想问，我真是从来都没有办法接触到这种 <laughs> 非富奇怪、 <laughs> 非常奇怪的过。如果因为我觉得古董家很多人是说我今天要转手呢，我应该是要让给行家，就是我也希望下一个人是欣赏他的。可是当你买到苏富比以后，不要变成就是说我只要有钱，他不见得欣赏，他只要有钱买得起。 他就可以拿走，那你不会很心痛吗？想说他如果不懂，那你就拿回去。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好，是不是？我是发现啊，就是一些啊。 好像比较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们啊，少数人吧，好像有那么会流露那么一种情绪，嗯，就是感觉啊，他们骨子里啊，瞧不起这个刘以谦，就咱就说难听点，就在骨子里，他们觉得这是一土鳖嗯，或者一土豪， <laughs> 是吧？就像你说的，就是他懂不懂啊？就就就有有钱就买这么一个东西，嗯，他流露出，所以他说他喝茶是表象，嗯，但是里边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对他的瞧不起。对对对对，有有人这样说，也有在这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一。 一一种米，百百种人，对不对？米是一种，人是百种。那么好多人是，呃，喝人的喝人的富贵，有闲人家穷的人也很多，对不对？是。但但是说到这个刘一千的话，我觉得呢，人家是有钱，我我喜欢拿个杯喝个茶，或者是呃，我我怎么收藏方法都可以。但是我我认为刘老板的他的眼光。 他的对于这个审美，他角他的角度，不输给任何一个收藏家。哦，你觉得？当然了，比如说有五件东西在他眼眼前，五件东西的时候，他会选择那一件最精美最好的一件。但他挑得出来。他说：“你他傻不傻呢？不会傻的，但是他判决这个东西的真伪可能不行。” 对不对？他始终是个收藏家。是。他他始终跟行里的鉴定的，方法不同。对。但是对于审美那块那一块，他不输给很多很多，现在的大厂家。哎。呦。是这样。这个是我忠最忠实的一句话，还是可以接近的。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就是不管你说这个江阴峰他是不是巅峰啊，他 <laughs> 至少哈他提出了一个话题。嗯。就是说啊。 当涉及到几个亿的资金的时候啊，嗯，这个东西就会确实是有个很大的利益在后边了，嗯，而且会牵扯到很多人，对吗？嗯，那么这个艺术品市场的背后是不是真有洗钱？应该是有的吧，洗黑钱。 <laughs> 你这没有没有证据怎么讲是吧？不是，我就问他呀，他他了解内幕的，有没有人真的这么干？我反正我我没没认识过，也没有人找我洗过。 也没有人委托过我这种。你没听说过这种故事？经常有听啊啊，比如说哈啊，十十年前的一套在杭州有一套金柳玉衣啊，金缕玉衣啊，金金缕衣金柳玉衣啊。那么这个老板用一个很低的价钱买到啊呃，可能就一两千万吧。嗯，这然后呢，找了一大堆专家帮他签名出报告。 啊，报鉴定报告，然后呢，他用了这个报告之后，问银行借了二十个亿。哦，对对对，这是见我我好像见过报道，嗯，就经理就抵押嘛，嗯，你们比如说，那么他是不是骗银行？是不是洗黑钱？ <laughs> 这个就不是洗黑钱了。这应该不是吧？洗钱是说我今天拿出来这个钱是。 不是正当的，但是我透过我把它换成宝物，对不对？然后把宝物以后我再转手，那那边拿来的钱我就洗，这是这是所谓的洗是这样子洗法的，对吧？哎，是不是他说的这样？大概是这样所谓的洗，也有呢。所谓真的要要洗的话，也有呢。你有你你有一大一大一大堆现金吧？对，啊，呃，放家里很麻烦，我干脆变成买些所谓的古玩或者是真古玩，然后有一个交易，对不对？我提供。 呃，碗盘给你，你给我现金。对啊。那么就，你呢，就有个单买了这个杯，对不对？你有个单买了个杯，有个发票。那么万一有人找你的现金，你去哪里？你的钱去哪里了？哎，我买了杯，买了盘。嗯。也有这种情况，现金都拿走了。而且你知道，就是这个这个现在，我觉得中国啊这个水啊，尤其容易浑。你比如这个《功夫铁》啊，以为是尘埃落定了吧？ 到现在这个事情也没完，还在有人这个说来说去，说来，哎，我看了很多的材料啊，最后我就明白一件事儿，你没有人在宋朝亲眼看见苏东坡 <laughs> 写的，这人在活到今天，那你永远也搞不清楚的。真的搞不清。楚，你你说是吗？你看见他写的？